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这个王蒙老师又来上课了啊！ <laughs> <laughs> 王蒙老师这个伊斯兰围巾尤其出彩啊！哎，您是这个文学家了，那么我发现呢，这个对文对这个哎，还有否认吗？没有， <laughs> 作家嘛，对语言就很敏感。对，对，而且呢，您还是一个始终观察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哎，我发现好多新词儿，他很敏感。 <laughs> 而且有意见，比如说对于神马，他就很不感冒。不不是不是不感冒，现在就弄得挺弄得挺神乎的。嗯，好像神马都是浮云。你要这么按字念下来吧，呃，神马一匹神马，还变成浮云了，还挺好。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太不新鲜了，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呃，也就是呃七十年以前，呃，对不起。 七十年以前呢，我们最喜欢骂人的时候，就说你是神马东西，你是神马玩意儿。神马呢，就是神墨啊，对，就是把神墨呢把它中毒，是不是啊？这个墨呢，你这个呃的音不如这个开口呼这个啊啊，这个声音更更嘹亮，所以就说是神马。神马不是任何新鲜的东西，哎。 转了一圈呢，又转到七十年前去了。但是呢，他现在有七十年后，他有了网络，有网络，他跟这个网跟这个微博呀、网络聊天啊关系很大。我现在就发现，这个人呐，有的时候就是不耐烦好好说话，对，或者不耐烦好好写字儿，他好玩儿。你比如说，呃，就像像现在还兴起一种叫咆哮体嘛，对，是吧？就是学法语的人，你伤不起啊，有木有？其实是都天津话。 但是他写成字儿就是有木有啊？有没有啊？有木有啊？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呃，网络上不断的有新语言，其实呢，最新鲜听到的时候都挺生动，也挺有意思。可是我就发现一变成流俗之后啊，就让人觉得就是臭不可闻。我就觉得现在就是说， <laughs> 什么人都给力给力，还拿给力当时髦，对吧？你这个在语言方面要叫我觉得啊，就是没有出息，没有出息，你就是就是。 尤其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有一些朋友就是都是说实话都是中老年了，嗯，特别喜欢在第一时间马上在呃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或者写邮件的时候使用最最新的网络时髦词儿，前几年就是那什么动不动就是呵呵。 那叫什么？哈哈，然后呃，就是后现在就是给力，到处都是。我们那同学通信里边都是给力。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就是以前胡适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呃追就追时髦啊，是这个一个老化的表现，不是一个，就是因为你越怕老的人，他越越要追，表示我还你看我还我还很新进啊，我还很新潮。他的这个不同的时尚的词儿啊。 <coughs> 它也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嗯，我记得你还我们一块儿聊的时候，你还说过那个这个驴是吧？把女生叫驴生，驴呀驴，驴赶赶的毛驴儿。他们河北赶的毛驴儿，毛驴儿。嗯。呃，但是这个已经被。 被这个旅行结伴叫驴友，驴友， <laughs> 他是把那个旅行的旅呀，啊，叫成驴，变成驴，呃，驴友。因为驴呢，你你你听着生动一些，这是一头驴，是吧？这是我吃驴肉、驴皮影，是它比较生动，嗯呃。但是也有的这个网络上的流行词啊，我服的，我服的就这一个字，背背。 他是二零零八吧，二被自杀不是哎，对了呃被升被被被自杀呃被就业被被被被升学被进被进步被进步被进步就本来被开除这个不新鲜啊，因为开除都是被就是被被本来就是被。背后有很多社会现象，他被他说明了就是有些人他是他是无奈的，但是有时候还可以解释成是他自己这样是不是？哎。 被藏猫猫是吧？被这 <laughs> 被躲猫猫，被躲猫猫，就说他不是他自己躲猫猫。嗯，所以这个“被”字呢，还是有社会意义，大有深意。哎，有社会意义的，哎，它实际上这里头有春秋笔法。是是是是是是是。但是这么说，连神马都是浮云，也有。也我觉得他也不是光是跟七十年前那个神马是。我我我就我其实我呢，我我不不能跑到这儿来啊。 就是自充倚老卖老， <laughs> 因为现在这年头啊，活八十几、九十几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 <laughs> 一百以上的少一点儿。嗯，但是我就奇怪，我就这个语言本身它是不断变化的。现在有一些词儿，比如柴鸡蛋，这我觉得特别可乐。嗯，它和我们当年呢完全反过来了。我小的时候这鸡啊，养的鸡啊，它一种叫柴鸡，一种叫油鸡。 嗯，柴鸡呢，就是那个柴弱的柴，就是三点水啊，呃，一个“狮字，然后三个儿子的“子”字，是那个柴鸡。那不是潺潺流水？你说是那个潺潺流水弱的，去掉三点，水，去掉三点水，不就是柴弱的对对对，柴鸡指的是这个。这个如若不信呢，你可以看呃，这个满满族的文化人，老文化人早已经不在。了。 金寿申先生写的《北京话词典》，嗯，他都解释这个柴鸡。可是现在呢，把这个柴鸡也说成是一个就是农村养的，写成柴火的柴。啊，对啊，在农村里就是柴鸡蛋嘛，柴鸡蛋。你看超市哪儿都现在正式的都变成，他就反过来了，而且现在大家追求柴鸡。本地鸡嘛，本地的鸡就是家家生土养的，叫笨鸡，河北省叫笨鸡。嗯。 哎，可是我小的时候呢，这也反映反映了，就是这呃中国人对这个洋的东西的一个从敬畏到不一定那么敬畏的一个。哎，现在不都反过来了？连据说连肯德基都卖那个香菇鸡肉粥了，还是还是皮蛋瘦肉粥啊？不是这个，这又是一个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呃，什么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它要中国化。 哦，现在肯德基没有卖，呃，也也卖，也卖卖卖，还卖呃油条和豆浆。啊，对对对，卖油条豆浆，卖油条皮蛋瘦肉粥是好像是主要是麦当劳。哦，麦当劳麦当。麦当当这个我们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必胜客，嗯，卖这个披萨，披萨一开头我热烈极了，有很多人在那要排队，后来呢就慢慢开始冷落。 他原来是两层营业，就变成一层营业。哎，我就说，我说这个羊的东西还是不行。最近又火起来了，为什么？他加了很多菜，比如说七中，啊，奶酪番茄，意大利式的盖浇饭。 <laughs> 他用的那佐料都是做披萨饼的佐料，但是它是浇在米饭上的，很好吃。 其实这意大利有一种泡饭传统叫 risotto，我们都都就它其实就是用，只不过它是加了一些奶酪什么的，但是它会炖的很久和那米饭，比如加蘑菇加什么呃肉丝儿什么的，然后炖很久，最后出来就是中国泡饭呢。但是你看啊，它就是反映一个什么洋品牌的全球化当中的一个问题。过去以为呢，就说它就全部占领，现在发现呢，那可是那第一步。嗯，到慢慢到后来呢，它又开始啊这个入乡随俗。 因地制宜，结合你本地的这种喜好。你比如说，麦当劳尤其有这个传统，它到了呃这个英国，不是到了这个法国，后来它就加了红酒。 嗯，开始他不行，因为麦当劳你要流量很快的，你法国人喝一瓶红酒那得做多长时间？但是他发现在法国你还就招来顾客下红酒，到德国麦当劳有啤酒，到印度它没有牛肉堡，有只有鸡肉堡和什么羊肉堡，它都是因地制宜。但是我要说这麦当劳呢，它是一方面因地制宜，一方面它有它的所谓的麦当劳的核心价值它不变，比如说它的清洁。 它的质量，就所谓，你觉得它那汉堡不高级，可是它是到哪个国家，它那汉堡都一模一样，就它用标准化，嗯，然后它便宜，这个价格它都是国际化。方便儿童，还有些对儿童的，还有对，就都送礼啊，旁边搭一个小乐园呀，这样小孩就。 一下就去了，还是小人儿呢，有的还给小人儿。对他送你一个一个小文具，里边有些小人儿，有的是我小时候我女儿去了就是冲那个小玩具去的，或者去去去做几下滚筒。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你只就就让他去去了，看到因为美国人很很怕这个小孩儿，你老太他去以后，他吃上瘾了，最后变成肥胖儿童了。其实你越近的小孩儿都是有这吃禁果，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这事儿。其实你让他多去就后来我们女儿一点都不爱去了。 真发现那个汉堡这么来治儿童的麦当劳病啊！ <laughs> 了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说这个洋餐中国化哈，是是。但是呢，我就从这吃的东西啊，就想到这个人呢，是。现在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洋化或者什么洋人中化这种？为什么我想起这个问题呢？ 因为最近呢，说是这这一个是出国留学很热，基本基本上家长啊都无不觉得，只要有条件的，凡有条件都觉得我这孩子肯定那就叫到国际上面去的，对吧？现在都是共识了。而且还有一点，这是从扎老师最近聊，他就发现他身边的这个人，应该算是都是不是新富阶层，就是精英阶层， <laughs> 是吧？或者是小富啊，小康阶层，几乎无一不想移民。的确，我就发现最近这个周围的认识人里边。 或者是送孩子出去，而且送孩子出去越来越早。以前比如大学，现在是中学、高中，现在是初中，越来越多。另一个就是，我认为都是一些在这边所谓的成功人士了，就自己已经工作的很不错啊，这个呃，在在自己的这个单位也好，公司也好，都干的不错，薪水收入都不错的人，还是最后说起来要走。哎，我就跟他们问他们，你为什么？我觉得奇怪哈，比如。 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大学的，他其实是很很早、很年轻就评上了正教授，什么也也有房子也什么的。可是他最后还是说：“他说，可是我算了算，这个长久还是不行。就是他觉得中国的这个这个，他要过一个体面生活，而且要一直看到养老，送孩子孩子才才小学。他说算了算不行，学费什么房子，他现在就套上了。比如说，然后将来他一算。” 还是不行，还是得出去。而且呢，还有一个他认为就是所谓的，他周围还是有很多不正之风，还是怎么？他就是说，比如说做课题，这课题经费你还是得有关系啊。我这个光是凭我自己做点什么科学什么，我拿不着课题啊。所以他还是要，他觉得我还是出去吧。他的感觉里，我在外边我就凭我自己的这个啊本事，我能可能活得更好。我我这么跟你讲，为此我到美国考察了一下， <laughs> 我我感觉。 我能不能将来跑国外去呢？你看，那么你看看了一趟呢，我的感觉是啊，荒凉。我在美国感觉到的一种荒凉的感觉， <laughs> 就是说，我觉得我没法在那儿生活。可是呢，莫名其妙的，我仍然有这么一个憧憬，就是说是没条件呢。要是有条件，哎呀，如果我在美国或者欧洲有个家，我的这个就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憧憬。有有一个说法啊。 就是说，生活在别处，哎呦，对，是是，总觉得更美好的生活不是在自己眼下这里。哎，呃，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各种的矛盾呢，各种隐藏上的问题呀，各种的隐患确实也挺多。嗯，所以也可能有些人呢，他有这种方面的不安感。但是我说实话。 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双向的进程。嗯，一方面中国人呢，比如他，因为他他有钱了也有关系。对，呃，说是说是中学就送出去，那您您得想想， <laughs> 从中学上到大学毕业，上到这个 master，上到这个 doctor，这个硕士博士都拿下来，他得花多少钱呢？嗯，他现在有这个钱，他有这个钱，原来他敢考虑吗？嗯，是不是他根本没法考虑也有关系。 可以，为我说为什么说双向呢？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真实的。现在全世界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是吧？中国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到处建这个孔子学院，这越建越多。外很多外国往中国派留学生的，呃，人也越来越多，甚至于也有希望在中国就业的。 希望拿到中国的这个绿卡的，嗯，这个也有，嗯，是不是单面的中国人往外跑呢？我还不了解这个。我我你看，我一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在这儿，在北京，一半时间在纽约。我的感觉就是，经常在纽约的时候，就听到很多，不论是美国媒体还是周围的美国朋友在谈中国，他那个眼里或者想象或者阅读中的中国，就是中国在不断的起来。 而且就就这一两年，我感觉都不一样。就美国人真的突然把中国有点当回事儿了，呃，借钱就是呃给他钱，那也是最最大的债债主啊，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国人眼看怎么出来，全都买东西买的很很狂啊， <laughs> 就很生猛啊，出来这消费吓倒了他们啊。然后呢，有些大学甚至就已经把中国人当成就是招生生源的一个很主要的对象，就真是都自己交交学费来证明这中国人这消费能力。 越越来越高了，对，嗯，那所以这这是双向，然后他感觉有美国人有一种危机感，在这这种时候，他就像那前些时候那《虎妈战歌》不是畅销书吗？其实就打中了美国人这种心理，他就觉得你们中国人越来越厉害，你们这套方法我们也再想想了，怎么回事啊？嗯，虽然他最后的结果还是肯定他自己的这种呃价值吧，教育方式什么等等，可是他确实是你在那儿的氛气氛是感觉到。 就是中国是越来越起来，美国是不是要往走下坡路？它它是一个很早就给自己敲警钟的这么一地方。而一到中国，我的感觉反而是怎么这边很多人都在谈中国的危机啊，还是觉得不稳。而且你看这儿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年轻人觉得好像，比如谈蜗居，就二十几岁租房子，好像大家都觉得不正常。我怎么我应该买房子？ 其实我想想，在美国这二十几岁租房子住住小蜗居是很正常的。是，大部分的二十几岁你还没到买房子的时候，你可不是刚工作，你就应该坐地铁，你就应该租一个小房子啊。这这这好像很正常，到这边都变成不正常了。因为他在新兴的这起来的时候，从媒体的宣传这些成功人士、这些巨富什么等等，都带来一个一个心理压力，还是一种心理预期，就觉得生活如果不达到这个指标。 我就是失败者，被落下的，或者我是被这个社会是要边缘化的，我不如到别处去，就是这种焦虑感。不是他这个，我想这个和这和整个中国的所谓国情也有关系。中国自古它是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不太能够理解，就是人呢是可以有有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的，是不是？呃，你比如说。 说说国家定的标准了，一个人可以有二十平方米，嗯，哎，但是也实际上呢，有人会多于二十平方米，有人会少于二十平方米，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世界啊，就跟刚才我们说吃饭一样，咱们又穿越回去，它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就是像麦当劳啊、肯德基这些，它全球化，随着全球化，它哪儿都有。 可口可乐是吧？哪儿都有。一方面呢，他到了他那儿以后呢，到了法国加红酒，到了中国加皮蛋瘦肉粥加炸油条，呃，他又有他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不断的受这个各个国家的影响。当然，现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这是你没法否认的。嗯。他占有很多优势。呃，但是另一方面呢？ 美国所以有这个影响力呢，因为他不怕受任何国家的影响。他移民国家。他移民，他不怕受任何影响。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一到危机的时候，他马上这种移民是不是要闭关的这个，马上变成激烈的讨论。然后最后一般的结论是说，不仅不要改，而且要继续开放，而且要继续用这种开放的优势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哎，这美国，他这是他度过危机的一个美国，他甚至于学你的很。 很生僻的东西，是吧？比如说到日本去学歌舞伎的有，是吧？到印度去陪着这个甘地的也有，嗯，是吧？他呃，那么学中国的，到中国来上少林寺里头也哎是受训，到少林寺里头接受严格的训练的，对，哎，也有。至于说是那个什么夏威夷大学，好几个大学的，对，呃，排京戏。 这个都有，相反的呢，我们有时候呢，相对的有时候就是就是缺少这方面的自信，好像怕这怕这个学多了，啊，学多了会不会就忘了忘了祖宗了？嗯，其实就从咱就冲咱们那个皮蛋瘦肉粥来说， <laughs> 我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自信呢，应该。 不仅限于皮蛋瘦肉粥， <laughs> 没错没错，是不是？这肚子都改不了，何况脑子呢？对啊， <laughs>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你看，悲观的人呢，其实他这个心理啊，就像钟摆的两极，要不就是呃疲倦，要不就是痛苦焦虑。你看他就是说。 好比很多很多有条件的人就会想，在中国活着压力很大，而且就是是人多嘴杂，这个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且呢觉得这个将来朝不保夕，不知道怎么样。好，要跑到外国，但跑到外国，就像张老师你这种生活方式，我很多美国朋友过不了几天他待不住啊，对，太寂寞了，对，这寂寞的令人发疯。而且我见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就纽约这种有时候有好多华人聚会的，嗯，尤其是有一堆大陆人聚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有一个新从大陆来访的人来了，马上这个人成为话题中心，就所有的人在那儿就寂寞太久了，你知道？就在那儿他，因为他又实际上没有真的有这种呃，就是像美国人这种各自为战，然后清静好久他也不觉得烦什么，一个人过的没有这种习惯。实际上他是要凑热闹的，然后到这时候他就在在那儿密切的关注着大陆的一举一动，最新的笑话，最新的段子。 <laughs> 那你说这个他到那儿去干什么了呢？哎呦，是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我挺羡慕的。我要能一年在中国生活半年，在美国生活半年，我我挺美的。我我早就说过，我说呀，呃，你选择定居在中国，当然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你不要以不出去做代价。你要不出去太遗憾了。你如果选择定居在外边外国。 我也没有意见，是吧？你有这条件你就定居，嗯，但是也不要以不回来为代价，不回中国为代价， <laughs> 哎。至于说那那点，我早就发现了。我说中国缺很多东西，但是不缺热闹。为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人是睡大炕，哎，在大炕上睡觉长起来的人，哎，美国人是婴儿的时候就有一间婴儿室。 在那儿住着的人，自个儿睡的，是对，所以说中国人这热闹是 DNA 里的。DNA， <laughs> 您这，而且我觉得您这度属于就像当年梁启超那种叫开放的保守主义， <laughs> 就是又有中国的传统的这一套，承认、欣赏、享受，但是一定要开放。我还想到这个最近这个日本的例子，就是日本二十年前就比中国现在还要强，可是为什么到后来他这个二十年危机这么重？ 一个是我觉得在他高峰的时候有点自满了，再一个就是他还是不够开放，他后来还是有点太重视他自己的这一套东西，自闭。最后你这个这个没有外来这么多东西的冲击和竞争，他就有点。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